这样的，虽然请教过一些学员，但是我还是不确定。我想请教一下法师，就是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只是感觉到手在运动，动动停停就行了吗？还是要具体的感知每个动作是怎样运动就这样。您的意思是，只知道。 要知道更具体的。对呀，我是说，只是在做这个中禅的时候，只是感觉到手在运动就行了，还是要具体的感知，嗯，具体的觉知，每个动作是怎样运动的。嗯。嗯，他讲嘛，我们都有听啊。他讲嘛，原来我们轻崴呢，我们 มือไหวนิ่งไหวนิ่งเราว่าเราควรจะรู้ละเอียดกว่านั้นอีกรู้รู้แค่มือไหวนิ่งแค่นั้น หรือว่าจะรู้ละเอียดกว่านั้นครับรู้รู้ตามจังหวะถ้าห้าสิบสี่จังหวะก็รู้หนึ่งรู้สองรู้สามรู้สี่รู้รู้ไม่ใช่อยู่ตรงนี้ห้ารู้หกรู้ 一罗，十四罗，耶，啊，那多，一罗，二罗，三罗，三罗，三之道，四罗，四之道，五罗。 หกรู้เจ็ดรู้แปดรู้เก้ารู้สิบรู้สิบเอ็ดรู้สิบสองรู้สิบสามรู้สิบสี่รู้ไม่ใช่รู้ไม่เอา不是这样 啊，就是具体的这个每个动作是怎样的，要知道。不是具体的，他的意思就是，是呃，如果不加预备动作的话，是四个动作要知道。嗯，每个动作是怎样做的呀？要知道。六个，路，个是六个，但是六个路，六个。

就每个动作，好像这所有的动作是一个个连环的，具体的每个动作是怎样的呢？啊，不是 <laughs> 你做一遍，来，把包东西放下。你做一遍，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数哈。不加预备动作，十四个知道，开始，知道。 知道，知道，大家一起数，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就是它。嗯，就是它，知道，知道，知道。好，谢谢，我自己再停一下。 来，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一起来指导啊！如果没声音，就不要动。开始，单手指导，指导，指导，指导，指导。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吗？知道吗？那个，那是变成什么塔了？说不是生活，它不是修止修定，不是。南无阿弥 他说不是闭眼睛，是静，静。他说这是生活，他修举。他他过去观察等了，几百年，他乌托嘎倒钵，阿拉倒钵，多的多的，所以呢，所以呢，他很忙。嗯，生活他就是在追求一种静。 安静、平静、清净，嗯，这个是在嗯佛陀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东西了。啊，我也去跟两位博友们的老师修了，然后修到最高境界了，我还是自己回到了菩提树下面，对吗？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情啊。嗯，是来看自己，像我们现在练习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让它变成是活他。 我们不能一直去思维、思考。如果你的思维、思考出现了，那不是当下的事实，你就当下。 看当下，知道当下，才是我们要修的解脱身啊！有了，样他可有。呃，我我的问题还是跟刚才问题延续的，我一样举例，子有的这个动作方式两秒钟，那你们知道是两秒钟，还是说就是一瞬间？你做一下，你做一下。 要知道这个过程是对，是这个过程持续了两燃烧的一个全部指制造是出，一瞬间燃烧。我我解释了他的意思，他意思是，在在煮酒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起始位置到全部制造排出到以下。其实刚才他们讲的已经回答过，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其实你的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再问一次。哦，一块คนห คนหนึ่งค่ะคำถามคล้ายๆกันว่าเวลายกขึ้น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สองวิเราต้องรู้ตั้งแต่วินาทีแรกจนถึงถึงนี่ไหม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ก็รู้เลยอ่านี่นิ่งรู้ตรงนี้รู้ไม่ต้องเอาเดาไม่你也做ง个十四个知道， 一边做一边听我说啊！你做你做，一边做一边听我说。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刚才人家回答了，说你说的那两秒钟从开始一直到结束都要知道是不对的。嗯。 就是这，十四个或者十五个知道。他刚才已经讲过，不要把把它变成生活。它。如果你从呃第一个一个第一秒、一第二秒、第三秒都想知道，这个就是变成生活它了，嗯，变成休止了。喂，老师你好，呃，我想求证一次。老师你好，呃，就是昨天上午。 在一次坐禅之中，然后我感觉，我感觉到的是，嗯，我是不是走错境界了？然后走到止的境界了？呃，我感觉到我在做动作的时候特别享受，然后特别的舒服，特别是手部的下行，这个下行，两个下来这个动作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的享受。然后，嗯，是不是走到了定境上我觉得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傍晚，摸完下午。 เมื่อวานตอนเช้า เขารู้สึ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ากกับการทำเขาไม่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ขาเป็นเเข้าไปอยู่ในสมาธิหรือว่าเขาเกิดปิติจริงๆหรือว่าเขาก้าหน้าหรือว่าเขาผิดทางพอได้ยินไหมอาจารย์เมื่อวานเขาปฏิบัติแล้วมีความสุขครับ ปฏิบัติแล้ว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แต่เขายังสงสัยว่า เขาผิดทา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ถูกทาง หรือว่ามันได้สมาธิได้ปิติครับก็พระโย่าวจร ผู้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กิดปิติมีเหมือนกัน 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งบมีเหมือนกัน 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 ใน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ปิติ มีความสุขคือน้ำลายตัวเองก็อิ่มอกอิ่มได้เรียกว่าปิติ อย่าไปหลง ไม่มารู้สึกตัวเรื่อยไป 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ถ้าไปติดสุขมันจะมันจะเสียเวลาเป็นวิปัสสนูไปได้สุขก็ดีปัญญาก็ดี มันรู้ก็มีนะอย่าไปหลงให้เห็นมัน他说，呃，这个 不要去执着舒服，不要去执着舒服，因为这个舒服和有些人升起的一些法喜，会让这个人去过一段时间会变成关障，会变成关障，嗯，然后嗯，就是不要去执着它，马上回到觉知当下，当下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们很舒服，很快乐，很开心。但是不是你？没有一个我在里面，你不能跟随他，不能跟他在一起快乐，不能跟他在一起舒服。李总，今天早上，我或者讲。 舒服，人们都，也并不都。啊，你现在是舒服。他说，你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很苦，或者是念头很多、烦恼很多都有可能。嗯，那么你也不要跟随他，你只是看到说你很舒服，或者看到你烦恼很多、很苦，然后你觉知当下就对了。千万不能跟随你的舒服，跟随你的痛苦，跟随你的烦。恼。 不要跟他在一起。实体呢？跟身养印。我们的决心才是最重要的。嗯。最高的境界。当然了。最高的所谓的禅定，就是决心。就是有大觉的人，嗯，就是最高的境界。 说，呃，觉醒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然后也是最高的，为什么呢？也最高的，所谓的禅定啊、境界啊，最高的是这个决心。发起呢，颂，我有决心，是内观，不是。 ยีนาศกคือใครรู้จักไหมยีนาศกคือผู้หมดทุกแล้วผู้หมดผู้มีกิเลสสิ้นแล้วปัญหาละปัจฉินาศกผู้มีสติเป็นวินัยเนี่ยหน้ารอบ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ก็คือผู้มีสติสมบูรณ์一个标准的人啊，人家就说一个没个标准的人，一个阿罗汉。 嗯，就是一个觉性圆满的人。啊，我们现在就从觉性下手，从觉知下手，给大家都好好的努力吧。当知它如，它就变成如，呐。见它如。当呃，有时候我们知道，也不要变成是我才知道。当知它生恶，它就变成观它生恶，见它生恶。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清近，已经近到一种程度了，也不要变成说“我是那么的清近。变成慢受、慢贪、慢果、慢落、慢龙，现慢也变不果、不落、不龙。不管是贪、嗔、痴出现以后，你都不要有一个“我”在里面。 我们练习的这个，嗯，动作禅呢，是超越生老病死的，嗯，我们的决心是超越生老病死的。 <laughs> 你不要在你的思维、在你的思考里面去寻找答案。现在在场很多人都整天在思维， <laughs> 想寻找一个答案。 那么老上昨天前面都讲过了，你通过你不断的认真的用功修，你的答案自然会出现。嗯，我们修是为了要通过实实在在的修，老老实实的修，找到答案。通过修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思维找到答案。 <laughs> 当我们真的寻找到真理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嗯，不需要答案的。当你真的，等 <laughs> 你真的找到真理的时候，是不需要答案的，也是没有答案。 啊，所以我们是来寻求一个真理。啊，กายก็มีจริงหลงที่กายรู้ที่กายก็มีอยู่จริงเราเห็นทั้งรู้ทั้งหลง。我们身体里面有真理，我们的心念里面、我们的念头里面也有真理。我们通过身和心的不断的练习，然后我们就可以寻找到真理。 老大，我们举手投足，我们通过举手投足的这样的练习，是嗯，阿老大用的词是，是六道轮回的众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我们。 这个人投胎到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最有意义的。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讲，有智慧，我们ไป智慧，我อ讲，ก智慧，我们讲，น智慧，有 干我来？就是对这个决心的感受啊，就是找不到。可是我在这个修行当中啊，就是有三种那个转化。这个三种转法嘛，就是一个我想问，就是我是一个旁观者的那个身份呐，就看我的那个动作，还是我先视察等待？ 后看他里面的动作怎样来等待静下来看观他，呃，这是一个。然后就是观了他之后，然后我需不需要把内心里受一下？这是这三个里面的，我就会搞这个。对，决心的东西，我没认识到。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属于思维里面，就是具体的，我也也知道，我觉得我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就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用口说，别人讲，我也知道这个决心呐、思维，这个是有区别的。自己没掌着，没开智慧，就是我在操作当中，就是我应该怎样的那个，更走歧途，就是这里，我是想问。你的意思是？就是我搞的，就是肯定不是决心的东西吧？就是要感受那个节奏，就是我就。刚才也是说。 作为一个旁观者啊，我第一个问题我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了知他，就是问题是啊，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去看是正确的吗？是吗？是正确的。然后我有三种搞法，因为一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然后就是观察他了知他，然后就是就是再一个是就是，我就深入其境啊，那个就是说他怎样，我就感受他，然后我了知了。 明白了，然后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了，然后再就是一种，就是我先刺探他，能够把心静下来，观察他，观察他的那个那个是怎么回事，然后观察到他的原起的话，化，自己然后是从中理解一个道理还是什么？这个可不是刚才何不讲了？他说是，就是就是不用思维了，就是学习就是学习怎么搞。问题，问题就是先问一下，然后就说。 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啊，我我好像在看你动作，对，我我我看你做动作，然后我不用心，我就看你这个动，我就看你像看戏一样的看这个动作了之他这样的一种这个了之，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就是说我视察他，就是我比较近的时候，我就观察他，先还是留待留个呃那个等待吧，就等待着他怎样动，然后怎样动怎样挪，然后等待。 然后就是他做出来，我就在知道了，然后心里去到看这三个里面的心思，就相当形象了。下问题？个问题。嗯，他讲嘛，那他举手，他读自己举手，เหมือนกับคนอื่น读自己举手，ถูกไหมคะ？读自己举手，เหมือนกับ读读读读别人。 ดูตัวเองอยู่ แต่ว่าเหมือนดูคนอื่นเขาเขายกมือครับ แต่เขา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เขาไม่ได้ยกเขา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คนอื่นยกครับเขายกมือแต่เขารู้สึก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คนอื่นมันยกไม่ใช่ตัวเองไม่ใช่รู้สึกเขาคิดเขาคิดเขาคิดว่าเขาต้องทำอย่างนี้ไม่รู้ว่าตัวเองยกมือเขาเขายกมือไปแล้วเขาก็คิดว่าไม่ใช่ไม่ใช่ตัวเองเป็นคนยกใช่ไหมเขาเหมือนกับดูตัวเองยก ดูตัวเองยกดูตัวเองยกมันก็ดูตัวเองยกอยู่อันมันบางทีมันเป็นไปเองไม่ต้องรู้ก็ได้นะมันทำอย่างนี้ไม่เป็นกิริยาเฉยไม่เป็นกรรมนะ ต้องใส่ใจสักหน่อยบางทีเรายกมือไปคุยกันไปมองโน่นมองนี่มันก็ไม่เป็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มีผล ถ้าอย่างนั้นก็ ถ้ามันทำไปเองไม่ได้ไม่ได้ยกมันเป็นไปเองเลยก็มีเหมือนกัน 现在，现在您说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看自己做动作，然后听人家说，您以旁观者的身份，真的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做动作，您知不知道您在做动作？知道。 พ่อหง่คะเขาชัดเจนชัดเจนเขาชัดเจนที่เขาทำเออเชื่อได้เชื่อได้เชื่อได้ชัดเจน这个是正确的你一定以一个旁观者身份但是你要清清楚楚你在做什么ใช่นใช่ได้แต่มนชัดเจนช็ใช่ได้แม่ไม่กีตนามันก็รู้ไปแล้วที่แรกก็หัดใช่ไหมแต่แรกมันต้องมันง่ายขึ้นรู้แล้ว 我们一般呢，嗯，刚开始练习，呃，刚开始练习的话，很难让自己呃觉知到自己的动作。刚开始的学员都会是这样。老张说，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你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的动作，你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的动作。知道对对。想请教法师，嗯，就是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就是不管在什么时间，动作的快慢是否正确？好，我帮他。 เดี๋ยบอกบอกห้因为老和尚的耳朵带着助听器，大概看见了，所以跟他说话要大声。บอกบอกว่าอะไถามมาหลวง่ถามว่าความเร็วนี่สำคัญไหมคะความเร็วความเร็วและช้าเนี่ยสำคัญไหมคะอ่าต้องง่วงก็เร็วหน่อยต้าง่วงนะ 那么，呃，我们做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正常动作。那么，当你困了的时候、昏沉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可以快一点。一般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我还，是，我还我还想问一个，就进行的时候，在转弯，在转弯的时候要分左右吗？ 就是来回转弯，眼睛要跟着来扭转，对。เวลาเดินจงโกงเลี้ยวกลับต้องเลี้ยวซ้ายหรือเลี้ยวขวาให้มันจับกับไหมคะเลี้ยวซ้ายเลี้ยวขวาเพราะถ้าเดินทั้งๆมันจะไม่มินเวียน ถ้าเลี้ยวอย่างนี้มันจะวยนเวียนหน้าคหมายถึงว่าเวลาเลี้ยวกลับเนี่ย้สมมติไปอย่างนี้ต้องกลับขวาไปอย่างนี้ต้องกลับซ้ายไหมต้องจำกลับแบบนี้ไหมเป็นเป็นเทคนิคว่าถ้าถ้ากลับซ้ายทีขวาทีคือหันหน้าด้านเดียวกันจะไม่ไม่ไม่มีเวียนหลวงพ่อถ้าเดินเป็นวงกลมเนี่ยมันจะมีเวียนจุด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大家不要走圈圈。 หรือผมย่างเลยก็ได้ครับฮะหรือผมย่างให้ก็ได้ครับหลวงพ่อนัแล้ว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น้องตาเดินให้ดูได้ไหมไ้ครเดินให้ดูนเดินด้องตาเดินให้ดูนะถ้าเดินเนี่ยถ้าเดินเดินสั้นๆแค่นี้左转右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觉知，จังหว知道，知道。 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ไม่ใช่ต้อง知道，知道，知道。เราให้เป็นจังหวะรู้รู้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果有的人在走一条线的过程中有两三个速度，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还是要有规律的，有节奏的。啊，知道。如果房间比较小。 如果房间比较小的话，我们就走过去，左转身，走回来，右转身，这样才不会头晕。如果房间很小，走三步就要转回来。就就 如果是一个方向的话，等一会儿你就晕过去了。我想，请问法师过几天法会又结束了，我们在家居士在生活中如果修动工禅，而且我们生活没有规律。 กานอนก็นอนต่แกนนะถ้าเราไม่มีเรื่อเวลาใจพอ睡觉也可以觉知หลับไปหับตัวอย่าเรื่องม่คิดนเวลานอนมันจะนอนหลับสบายสี่ชั่วโมงสดชื่นถ้านอนหลับ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จะฝันแปดชั่วโมง ก็นอนไม่อิ่มเดี๋ยว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เนี่ย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ไม่ได้อยู่ที่วัดแล้วค่ะจะต้อง กลับบ้า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ที่บ้านครับ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บ้านที่ทำงานนะครับต้องทำยังไงที่บ้านก็ได้在家里อ่านหนังสือก็ได้เขียนหนังสือก็ได้รู้สึกตัวไหม写字的时候觉知写字的时候觉知看书觉知บางทีเราไม่มีสติอ่า 我们没有决心的时候，一本书看了一半，都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扫地，扫地，觉知，觉知，知道，知道。扫地的时候，一般的人都这样想：他怎么不帮我？ 那个人怎么不帮？老公怎么不帮我？我孩子怎么不帮我？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干？这样不是在休息。嗯，你在扫地的时候你要觉知，觉知，觉知。怕。洗衣服。洗碗。切菜。要觉知，觉知，觉知，有觉性的在做每一件事情是关的。 嗯，好，他，请校长好，我看就他这个问题，我接下去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洗脸，我们只是觉知洗脸，还是说每个动作，还是说，呃，比如说洗脸，我只知道是洗脸，还是说我洗到哪里都要知道？ <laughs> <laughs> <laughs> 法官，我想问法官一个问题，就是说说了那个无我嘛，你们做的时候，就感觉到时候做的时候就会感觉痛，就痛的时候一种过关，但是那个痛影响到我继续做动作，感觉很难受。但那说一种过关的话，就一直做，但是那个已经影响到继续做动作很痛。我想这个锻炼是轻松一点的，这继续做了还是还是把它硬硬挺过去，还是痛。 一听我就觉是半清风面，半的是是是哪一种？พ่อเวลานั่งนั่งนานแล้วปวดขาปวดขาแล้วคืออดทนต่ออดทนต่อเพราะ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สอนว่าไม่มีเราไม่มีเขา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วลาเจ็บขามากๆเนี่ยอดทนแล้วว่าควรจะเปลี่ยนท่าควรจะลุกขึ้นเปลี่ยนอแล้วปวดไหม ก็ควรจะเปลี่ยนด้วยถ้ามีปวดเนี่ย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บรรเทานิสติถ้าให้มันปวดเอาความปวดพาเปลี่ยนหรือให้ความคิดพาเปลี่ยนมันก็ไม่ถูกต้องถ้าเปลี่ยนก็รู้สึกตัว รู้สึกตัวเปลี่ยนไปได้ไม่ไม่ถือว่าผิดถ้าไปนั่งทับนานๆเนี่ยบางทีเป็น เป็นต่ำพลาดก็ได้นะ 腿痛了，嗯，呃，如果不换姿势的话，有可能会变成残疾人。啊， <laughs> 那么不是说突然一个念头跑出来我就马上换姿势，这样是错误。的。你知道痛，疼痛来了，知道疼了，知道痛了，然后有觉性的换一个姿势。 是为了让这个疼痛消失，为了我们能更好的修下去。就是说，你换姿势可以，但是要有决心的换。如果一直忍着，会生病。好在，好在，好在。嗯，啊， 很多人呃在做的时候，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呢，嗯，开始腰是直直的，后背挺的直直的。做了一会儿呢，这个腰就开始弯了， <laughs> 这个腰就开始弯了，弯了，弯了，弯了以后呢？ 你要知道，说你的腰非常的弯，这个时候，那么你有决心的让自己直起来，哎，同样的是跟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而不是说没有决心的朋友，就这样直起来了啊。 那么我们在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在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如果有有的时候这个念头来了，真的是跑不出来的话，那么可以动作稍微快一点，动作稍微快一点，就是为了要觉知当下，这个是最重要的。 เวลามง่วงเราจะทำอ่อนแยให้ปลุกตัวตื่นขึ้นมาให้รู้สึกตัวถ้าจะความนี่มันสู้ความง่วงมาได้ ก็มองไปข้างนอกออกไปข้างนอกก่อนแล้วค่อยๆกลับมาเริ่มต้นใหม่เป็นว่าช่วยไม่ได้นะ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ง่วงมันเข้าห้องมันมองไปข้างนอกเราจะไปเลย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ตมอดใหม่我们过去的时候。 简直就是挺不住了，就想坐在那儿睡觉的时候，你应该马上觉知，说昏沉来了，很困，很想睡。那么你必须要改变它，改变这个昏 <laughs> 沉来的这种状况，就是说你马上觉知，知道昏沉来了。然后刚才那老人家说，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啊，昏沉来了，那么马上把眼光放远一点。 或者说，大家起来，站起来或者跪着啊，都可以。坐在这里，那干嘛？那个白天他根本不谈，那有马车，有沙那个没有那方那他那天那地那坐，那应那他那天那因那哪那哪那有那方。

我们大家要照顾好自己这个腰、脊背问题，因为你还要借它来修好的东西。啊哦。还有这个胸。哦，自然的，坐直。还有脖子，啊，不能是低着，一直低着头的，那么你脖子病。光光看，那那，光 那么，嗯，走的时候这个头不要太低，有的人仰着也有啊，要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啊。走也是样，进行也是样。有的人低着头也不对，时间长了会痛，肩膀会痛。 这样的一个姿势，啊，大家看，运动，运动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嗯。我转那难做，我，我我讲跟着他。什么动作？对我们的这个，呃，腰、胸。 脖子还有心脏都有好处。中国明星人，筋性更好，进行是几乎是下半身都在运动，那么左手部动作是上半身都在运动，对心脏也很好。这个茅台，茅台老难，茅台老珍贵，欢迎茅台。 我们在这儿，因为我们是大家一起共修，所以我们就跟着呃大家一起一个小时，做一个小时进行。那我们回到家里以后呢，啊，你坐了时间长太长了，你的腿痛了，你自己就可以站起来啊，你困了，你也可以站起来去洗个脸，回来再继续做。 就是自己来，自己慢慢的调节，啊！但是我们在这大家一起共修，所以大家还是要哎。要稳，要摆好啊！别摆歪，困面嗯，混的时候，混沉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哈气、哈欠呢打出来，闭上嘴把它憋回去。听懂吗？大家做一下，大家。 不要问的这个样子，要把憋回去，因为那一个当下你已经知道风尘来了，对吧？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我们越这样做，我们就会越坚强。如果我们不不练习。 不试着修，试着练习，让自己更坚强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啊，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经不起风雨。那么一个昏沉，一个困，都战胜不了，你还能战胜什么呢？啊。请位同学，呃，我们修的是共同禅。呃，我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都有定。 那么在我们静止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怎么来度过？哎，就说甚至是动中谈，那么我们在身体没有动作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怎么来度过、怎么处理？嗯，呃，อันนี้เรา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ตลอดไม่ว่านั่งหรือว่าเดินแต่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บางทีเรา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นั่งเฉยๆเราต้องลุกตื่นตัวยังไง？ 如果你坐着一动不能动的时候，你可以看你的呼吸，不是去控制呼吸，是看你的呼吸是如何自然的在呼吸，自然的在呼吸。这个觉知呢，不光是刚才说的，可以觉知你的呼吸。 那么，就连你一个念头升起来了，你都可以马上觉知得到。吸气了，觉知。眨眼睛也可以觉知，也要觉知，不是也可以觉知？我讲错了。 眨眼睛也要觉知。的？咽口水，咽一口口水下去，也觉知。这里没有那个的，是的。你的手别这样放。对那我。不要影响别人周围的这个情况。那我带来嘛？坐车的时候，他晚上说的还挺时髦的。坐地铁的时候，看坐地铁的时候，你的手。 在那上班，上班工作，它想得来多，来来来来来来。那么坐在你的办公桌旁边，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怎么办？当下的问题，你可以先安静一下，自己的手动一动。那在那过，我那过不，怎么过？我生气的时候，突然知道自己要生气了，马上回来。 手。从觉知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嗯呃，就就是说，觉知包括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呃，这两个方面。呃，就是生理，那么现在我们联系的都是肢体，因为我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肢体总有停下来的时候，不可能永远动。呃，是这个问题。就是呃，刚才答的，对。眨眼睛也可以觉知，咽口水也可以觉知。身体上，就心理上的咽部也可以去觉知。就第二个问题就是，呃，如果说觉知是不是和知道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表达说知道。 与知同样吗？รู้สึกตัวกับรู้ตัวเดียวกันไหมคะรู้สึกตัวกับรู้ตัวเดียวกันไหมคะรู้สึกตัว รู้สึกตัวค่ะที่พูดที่ทำที่คิดระลึกรู้ก่อนพูดก่อนทำก่อนคิดขณะที่มันคิดขณะที่มันทำอะไรอยู่รู้สึกตัว ก่อนที่มันจะ ผู้จะคิดอะไรมาเร่ลึกได้ก่อน หัดให้จะตีให้ได้ก่อนท่านท่านถามว่ารู้สึกตัวกับคำว่ากับรู้ซื่อๆนะครับมัน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ไหมครับรู้สึกรู้สึกถ้าไม่รู้สึกที่มีจุ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ไม่ใช่สติปัฏฐาน โจรผู้ร้ายเขารู้สึ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ขาจะไปพ้นสำเร็จได้ ถ้า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เขาความสติปัฏฐานนี่มันจะกลับมามันเป็นที่ตั้งกลับมาไม่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นะแต่คิดอะไรก็ได้รู้แต่ว่าตอนคิดอยู่แต่ว่าไม่มันจะเข้าไป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อันนั้นไม่ใช่สติปัฏฐานเรา โจรมันจะพ้นมัน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วางแผนพ้นสำเร็จโจรผู้ร้ายจับไม่ได้ตำรวจจับไม่ได้ นั่นก็จริง อันนั้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ธรรมดาไม่ใช่ะติปัญหาอาจจะต้องตอบในเชิงว่า รู้สึกตัวถึงถ้ารู้สึกที่ที่กายที่ใจมันถึงใช่แต่ถ้าไปรู้สึกที่อย่างอื่นไม่ใช่ ถ้ารู้เยอะๆไม่ใช่คือถ้าไปรู้เรื่องนอกตัวไม่ใช่ แต่ถ้ารู้เรื่องตัวเองเนี่ยใช่ รู้เรื่องกายเรื่องใจ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รู้เรื่องตัวเองสองคำใช่ถ้ารู้เรื่องกายเรื่องใจใช่ไหมอย่าเข้าไป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คิด อย่าเข้าไป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สุขอย่าเข้าไป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สุขเห็นมันมันทุกข์เห็นมันมันคิดเห็นมันนี่เราว่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มันแค่ติดเป็นไปกับมันเราติดติดธรรมดาทีดอะไรคิดไปเราไม่ได้สติปัฏฐานมันไปล่อยสติปัฏฐานกลับมาปฏิบัติคือกลับมาปฏิบัติคือกลับมาต้องหลงกลับมาลูก องมันทุกข์กลับมารู้กองมันสุขกลับมารู้ตอนนี้เราเป็นสุขใจถ้าม่สุขเป็นผู้สุขไปพอใจไปนั่นแหละปัญทำมารู้กายรู้ใจตัวเองเป็นสติปัฏฐาน แต่ถ้าถ้าไม่กลับมารู้กายรู้ใจก็คือคือต้องต้องถามเขาว่าตอนที่เขาที่เขารู้อ่ะเขารู้แล้วเป็น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ไป หรือว่ารู้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กลับมาดูตัวเอง ถ้ากลับดู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ดูตัวเองเป็นตัวเดียวกัน แต่ถ้ารู้แล้วก็ตามเข้าไปเนี่ย คนละตัวต้องแยกจากกรณีกรณีที่หนึ่งคือรู้สึกกายรู้สึกใจถ้าถ้ารู้อันนี้ก็ตัวเดียวกันแต่ถ้ารู้ยาวไกลอันนี้ไม่ใช่ตัวเดียวกันไม่ต้องรู้เยอะ有两种状况，有两种状况，一个是方向。 每一个当下，你都知道觉知，知道觉知，它是一样，是一个东西。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在当下知道，但是一下知道的，从这件事情知道的那件事情，从那件事情知道的那件事情，一直知道几分钟，也知道不停。这个就不是一个，这个觉知跟知道不是一个。 你如果当下身心你都知道，知道跟觉知就是一个东西。那么，如果你当下知道的不是你当下知道，就是你知道的太时间太长，或者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两个就不是一个东西。我理解的觉性和知道，这我理解的觉性和知道，不要说用语言。 就不要说你用语言来表达知道这个话或者觉性这个话，就包括你起心动念的话都已经错的。先把先把知道、呃觉知解决的，啊，听清楚了是吗？ <laughs> 就是说，呃，其实觉知是一个觉知，我们是要觉知，既然就是一个知道。那知道的话，刚才老和这样讲的，嗯，年轻的师傅也讲了，就是说你要知道的是当下。 当下，当下，觉知，觉知，知道，知道，它是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知道，有的人知道太多了，知道时间太长了，那么就不是觉知。啊，好，这个问题就解决。OK。 ความเร็วหลวงพ่อความเร็วยกมือเนี่ยควรจะเร็วหรือช้าความเร็วที่ถูกต้องควรจะ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เร็วไหนเพราะหลวงพ่อค่ะหลวงพ่อค่ะบอว่าอาจารย์เร็วหน่อยพระครูช้าหน่อยก็งงกัน ไม่รู้ก็กตามใครค่ะถ้าเกิดถ้าเกิดใครจะเอาเอา 那么，我们正常的状态呢，应该是嗯，轻松的、自然的这个速度。 轻松的、自然的，不是慢，也不是快，是轻松的、自然的这个速度。那么至于两位师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轻松和自然。哎，对。弓，惊行也是一样。 这个心情也是一样，有的人是这样的，嗯，心情的时候有的人是这样的，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还是自然的、轻松的、觉知、觉知，嗯。 เดิไรเแล้วก็เขาถามว่าตอนแรกต้องช้าไหมคะตอนแรกต้องทำช้าช้าไหมคะเออนั้นก็เขียนเราเขียนกอไก่ก็อะไรแล้วถ้าทำไปแล้วมันไวไปแล้วพอผ่านไปพอเวลาผ่านไปปฏิบัติสภาพต้องเร็วขึ้นไหมคะจะเป็นต้องทำเร็วขึ้นไหมคะเได้ ไม่ต้อง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ก็ได้เลยถ้ามันเป็นแล้วนะ ก็ไม่เก่งเขาไปถึงว่าเรา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เราไปเรียนหนังสือใช่ไหมก็ไปอยู่กระดาน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สังเกตเดี๋ยวนี้ก็ไปอยู่ที่ไหน ก็ไปอยู่ที่ใดไปวีที่อยู่ที่ไหนอยู่นี่อยู่นี่บอกเขาก็ถ้ามันรู้เราจะเป็นก้มได้ไหมเสร็จเร็วจังหวะไหนที่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จังหวะนั้นนะเราจะตายเป็นยกมือท่านจะหวะได้ไหม 嗯，嗯，嗯，因为嗯，好像我们学写 A B C 或者学写中国字，它是用泰国字来比喻。我们学写这个字母，字母都不会写，你怎么能写出一句话来？所以，所以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刚开始学 A 的时候，你一定要慢慢的写，对吗？小 A 学 A 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开始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稍微慢一点，但是是在自然轻松的状态下，稍微慢一点，但是啊，没有他老人家没有说练一段时间你就要快，没有这样说，啊，还是在自然轻松的状态下，你能觉知到一个什么速度，就是那个自然轻松的觉知的速度。哎，所以所以快也是不对的，慢也是不对的，等等。 <laughs> 还有，他老人家说，你真的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就知道你该快还是该慢，还是一个什么速度了。然后问大家：你们死过吗？死人能做什么动作吗？

一个很紧急的事情，就是说，当下啊，你的觉醒，你能觉知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一件很紧急的事情，因为死亡随时会到来的。他老人家说，他死过两年，死了不能，束手不动做，也不能培养觉醒。 他老人家生病的时候，他说：“医生好，药也好，然后决心好，所以现在又来给大家讲话了。”是，了，没哭，没哭，我没哭的。 嗯，我们有了决心以后，没有啊苦，也没有乐啊，有了决心以后没有苦，也没有乐，生和死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一个有决心的人来说，请本乐观的不。 我的工程就是一个能让大家离苦的法门。教自己，教自己，认清自己，不断的学习自己，你就能离苦。 มื่อกี้ประเด็นที่ว่าทำเร็วทำช้าที่ว่าพาเดิน คือบางคนก็เดินเกรงเดินเกรงเดินแบบย่องอะ่ะแบบนั้นคือผิดเดินคือคนที่เดินเกรงเดินย่องนะคือเดินผิดธรรมชาติให้เดินเป็นปกติอ่师傅说，师傅说，嗯嗯，在清醒的过程中。 有一些人的姿势，有有一些人的姿势，有一些人的姿势，有一些人的姿势还是不够自然，啊，刚才老杨已经给大家表演过，是吗？不自然的心情的姿势，好像不是一个个。